责责任分配的游戏规则这一套基本的理论看完之后呢，紧接着就直接带同学看相关的国考法研所的题目，用实际的案例呢来帮助同学呢理解一下这个抽象的法律概念。应用，因为我们刚刚黑板上举的例子啊，那个什么返还借款的诉讼呢？什么借款有无交付啦，还是有没有履行时效？ 那个东西都叫教学方便之用所做的说明，各位将来在国家考试呢，你大概是不可能遇到这么简单的考法哦，因为如果都考这么基本这么简单的话，没有什么鉴别度，所以那个只是初阶入门的一个教学说明呢，用最简单的案例辅助你去应用抽象的理论，那你真正在国家考试。 律师司法官的考题绝对是比较复杂一点的，那通常都是阿利亚沙呢比较呢算是呢题干比较冗长的一些事实论述，像你看一下第一个常见的考点呢很怪吼，你从统计学的观点来看，国家考试考到举证责任分配，最常考的就是票据诉讼的举证责任。 跟那个票款有关的考题呢最多，所以我们专题的呈现呢，在书上四十二页下密密麻麻一大堆的考题，尤其是票据法呢一百二十三条的这种的考法，那票据法呢十三条，抱歉十三条呢原因关系的抗辩，各位看一下四十七页下，这真的很夸张哦。 跟票据法十三条关的考题，九八年东海法研考过，哪里看四十八页？四十八页呢？九三正大法研八七正大法研九二律师高考，这四个题目叫做一模一样，真的，你仔细对它的题目呢，百分之九十五的雷同度，都是同一个观念、同一个事实呢，反复不断出现。 所以我们就带同学来看这个考题呢，强化你的概念。那之所以爱考你票据法十三条，说穿的就是呢，都要往前翻四十七页。票据的举证责任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实务见解，七三年第一次民事庭总会决议，它的重要性在于呢提供学者的批评的舞台后。 这个决议呢很吊诡，目前为止有效的实物见解但是国内所有诉讼法的学者还没有人不骂的。他怪的地方就在这边，每一个人都骂，没有人赞成，但是骂了几十年，屹立不摇的，依旧是有效的实物见解所以爱考你票据法十三条，最主要就是考你批评这个实物见解作为约定俗成的惯例就是考到这个票据法十三条。 你一定要先写实物见解，然后第二段再写批评的地方，简单论述一下这个实物见解错在哪里。这个实物见解最大问题就是跟我们刚刚教你的通说见解不符，所以研究所的考题特别爱考你，就是希望呢。 借这个考题来测验一下同学的观念清不清楚，顺便你要在考卷上分析这个决议错的点在哪里啦。好，那是看一下这个决议的事实，看一下四七页最上面，子项筹主张呢，丑向一借款新台币若干元，签发支票一纸交易收值作为清偿之用。子丑是直接前后手。 金子为付款提示遭受拒绝，乃提起清偿票款之诉。各位把清偿票款圈起来。丑对支票的真正并不真实，但是抗辩没有收到借款，连因关系消费借贷未成立为理由抗辩。请问你何人应就借款有无交付的事实负举证责任？念完了什么意思呢？你把题目的大纲画在黑板上。 来，这个诉讼再简单不过，叫做直接前后手之间的给付票款诉讼。子是直票人，丑是发票人，他们是直接前后手了。丑就直接开一张支票就给这个子，那么子呢就提示付款，经拒绝之后，当然就提起一个给付票款的诉讼。那诉讼中，被告丑做了一个原因关系的抗辩。 票据法规应该还不陌生。那我们刚刚也讲过，举证责任的考题是学者最典型的夹杂实体法跟程序法的考点。你一定要实体法够清楚，你才有办法在诉讼法上思考说题目的事实它的性质到底是什么。好，在这个前提下，丑就抗辩说我们是直接前后手。那么呢，我开这一张票给你的原因是因为。 借贷，我跟你借钱，所以才开这张票给你，但是你没有把钱给我啊，你没有把钱给我，直接前后手间就主张原因关系的抗辩，你没有把钱给我，我就拒绝呢清偿票款，这叫票据法十三条所规定的直接前后手之间原因关系的一个抗辩事由。好，所以在考你呢，在这个前提之下，针对原因关系的。 借款有无交付，这叫子丑间原因关系的一个事实呢？何人应负举证责任？是子要证明有交付借款，还是丑要证明没有交付借款呢？好，这个问题，各位你就不要看书上决议的见解。假设你现在自己写考卷，用我们刚刚教你的通说见解推一遍，各位怎么推呢？分点分项，第一段特别强调。 不要省得两行哦！你把诉讼标的写清楚，这个考题就是国内学者在文章上跟同学强调的写诉讼标的的重要性。你如果诉讼标的搞错了，整个题目的解答全部不一样。所以你不要省了两行，诉讼标的是票据请求权。紧接着第二段你写本件的权利发生事实。 来，各位，从这个题目开始，就是我们要训练你的很多同学的一个坏毛病。什么坏毛病呢？他会说：“哎，老师啊，这样讲这样浪费时间。为什么浪费时间呢？因为题目我一看就知道。” 问你票据法十三条原因关系的抗辩，这原因关系的抗辩，我可不可以直接跳着写第三段？它就是一个权利排除事实嘛。那你本件的诉讼标的是票据请求权，那在这个诉讼标的之下，有没有直接前后手的原因关系抗辩，就被定性成为权利排除事实？那我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多写第二段？我们直接跳着写。 提示情形构成权力排除事实，然后去分析他的举证责任不就好了？对，逻辑上你当然这样写没有错。如果你一眼就知道题目问你的事实，你直接跳着写题目问你的确实没有问题，但是不建议这样做。为什么呢？这叫做按照经验法则，你会发现，等一下会带你看第二个、第三个题目。什么叫经验法则呢？ 很奇怪的一个国考惯例，就是如果这个题目不是考你权利发生事实的话，它也通常会在权利发生事实里面夹杂一个争点，叫自认的争点。 这是很奇怪，你做统计学的结果呢，几乎所有的实例题呢都这样的一个模式。我虽然这个题目不是考你权利发生事实的举证责任，但我都希望同学呢顺便写一下权利发生事实，因为我会在这个点里面夹杂别的小争议。这个小争议往往就是你刚刚念过的自认章节。来，什么意思呢？ 譬如说这个题目啊，你如果跳过第二段不写，你就会落实掉一个小增点，分数就会不见的一小部分。什么小增点呢？第二段你就分析本题的权利发生事实。哎，各位啊，回到票据法你的诉讼标的是票款请求权，这个诉讼标的的权利发生事实叫什么呢？票据的真伪。 票据一定要是真正的具备票据法第五条的绝对应记载事项所为的票据，才是票据法上完全合法生效的票据，才有票据上权利可知主张。所以，诉讼标的是票款，请求权的前提下，权利发生事实就是票据的真伪。好，请问你，票据的真伪不是这个题目考你的。 但你顺便复习一下啊这个票据真伪的定性，既然是权利发生事实的话，应由何人负责举证呢？谁要证明票是真的？到底在票据诉讼是持票人只要证明票据是真正的，还是发票人丑要去证明票据是假的？如果票据真伪双方产生争执的话，应由何人负举证责任？答案是持票人只要负责。 这个结论怎么来的？来回到我们一开始黑板的定义，主张该事实存在之人负举证责任。来，脑袋自己推一下，在这个题目里面，谁会是主张权利发生事实存在的人呢？法律的定义就是，假设权利发生事实存在，所生的效果对谁有利，那一个人就是主张权利发生事实存在的。好，你脑袋转一下。 假设权利发生事实存在，法律的效果叫诉讼标的的请求权发生这个效果，对谁有利啊？想也知道，对想要讨钱的持票人子有利，所以子会是主张权利发生事实存在之人，当然就是由子负举证责任。 所以你一定背过一个结论，所有最高法院判例都讲，支票的诉讼里面一定是由主张票据权利的支票人证明支票是真正的，绝对不是由发票人证明支票是假的，理由就在这边，整个游戏规则推论的过程就是这样来的，所以票据的真伪理论上由子负责举证。 好，紧接着夹杂的小争点来了。来，题目你看一下四十七页，题目第三行说被告丑对支票的真正并不增值这句话在考题的考点呢就浮现出来了，它就是要你写这个。 本来票据真正的权利发生事实，持票人只要负责举证，但相对人被告不争执，不争执不就是你刚刚念过的两百八十条拟制之任既然经拟制之任的，所以法律的效果就是免除了本来应该负举证责任的子，免除他的举证责任，法院直接要认定票据为真正，作为裁判基础，这是为什么呢？ 刚刚黑板上不厌其烦提醒你，你老老实实的题目第二段就写权利发生事实，千万不要说啊，人家不是考你权利发生，为什么要多写这一段？多写这一段对你绝对有好处，因为呢题目约定俗成的惯例是，他往往把自认的考点夹杂在权利发生事实里面，一并的来测验一下同学的一个基本观念。 好，所以这个概念看完之后呢，紧接着跳到第三段。那我们一般答题的一个技巧跟答题的惯例是，第三段就直接写题目考你的事实。了题目问你说原因关系借款有无交付的事实，何人举证？那回到黑板上，同学尽量希望训练用这种写法。 老话一句，没有人规定你一定要这样写，你自己有更好的写法，你有更好的答题习惯。当然，依照你的啊，只是没有的话哦，希望你老老实实的，因为这是呢几年累积下来呢最好的一种答题方式，用这个步骤去思考，保证你不会有遗漏。除了分点分项、层次很清楚之外，还能确保你答题过程里面不要去遗漏任何一个争点。我们一般的习惯就是呢。 精细的写到考题问你的实体法跟诉讼法的评价，为什么这样写呢？简明扼要，可以把关键的点呢，通通都详细的涵盖。像题目考你被告丑去抗辩说呢，原因关系不存在，原因的借贷呢，借款没有交付，他所抗辩的事实，提示情形的这个事实呢？ 实体法的评价叫做票据法十三条原因关系的抗辩，先写实体法的评价。 目的就是要推出诉讼法的评价，票据法十三条原因关系抗辩，在票款请求权这个诉讼标的之下，它就定性成权利排除事实，因为直接前后手之间原因关系不存在，不会让这一张支票无效不发生权利，只是相对人取得一个抗辩拒绝清偿的权利，所以十诉讼法上的性质呢评价为权利排除事实。 紧接着答案出来了，权利排除事实谁负责举证？来套用刚刚的公式，主张权利排除事实存在之人负举证责任。再请问同学，谁会主张权利排除事实存在？来，脑袋把口诀翻译一遍。 假设权利排除事实存在所生的效果叫相对人取得一个抗辩拒绝清偿权利，这个效果对谁有利？当然是对不想还钱的发票人丑有利，所以丑会是主张权利排除事实存在之人。 由他负举证责任，所以是丑要证明原因关系不存在，不是由子要证明原因关系的借款债权合法存在发生的，这就是整个法律逻辑推论之下的一个结论，应由丑负举证责任。好，可是你看一下最高法院的决议。 各位啊，你看四七页有“宠父举证责任”，这叫我国通说的见解，司法院民事厅跟学界通说的见解。游戏规则推论的逻辑就是黑板上的详细的跟你分析到这里。那你看一下最高法院这个畸形的见解怎么讲的？他居然说是由子负举证责任。好，那最高法院的理由呢？他其实没有交代理由，他只有结论。你看一下最高法院怎么讲的？ 为支票人子继主张支票是发票人向依借款而交付，以为清偿方法，丑负抗辩未收受借款消费借贷并未成立，则就借款有无交付，也就是消费借贷原因关系有无成立的事实，应由子负举证责任。没头没脑的，你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是子负举证责任？来听懂之后你就豁然开朗了。这个东西哦，你的法典也找不到。 你要去翻最高法院的会议记录，因为早期实务见解很多都是只有结论，但是中间的推论都省掉。尤其这种七字头的决议哦，很古老。一般你外面所看到的最高法院的这些文献呢，都只有结论，没有理由。你要看理由，你要去申请呢，去查阅他们当年的会议记录，从院长提案到开会讨论。 那有学者就研究抓到毛病在哪里呢为什么这个决议做错了呢？理由是哈，一开始就搞错方向，借这个决议，借这个考点。各位，你看四十八页，哎，为什么一堆法研所律师高考都在考？因为考你这个决议有两个好处：一来测验你的基本观念。 二来呢，训练你的一个批判的功力，让你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来，问题就是呢，借这个议让你了解通说见解的一个理论呢被批评的地方。来，你回到黑板上，学者研究发现，最高法院会认为只负举证责任。原来问题出在这边。哎，同学问题出在哪里？ 讨论的过程一开始叫诉讼标的的前提错误，这个题目明明只告丑是清偿票款的诉讼，明明诉讼标的是票据请求权，但是最高法院讨论的过程呢，他们讨论的前提是本件是在探讨子跟丑借款请求权是否成立。 学者就抓到毛病，原来一开始你们错地方是诉讼标的就搞错了，你一开始就把子丑间的诉讼标的搞错成借贷请求。好，你诉讼标的是借款请求权，其结果就是你的有无交付借款就会被定性成权利发生事实。 因为你诉讼标的改成借贷请求权之后，有没有交付借款这件事就变成诉讼标的的权利发生事实。既然是权利发生事实的话，那么请问你谁负责举证呢？回到刚刚逻辑，主张权利发生事实存在之人负举证责任。谁会主张权利发生事实存在当然是指 因为假设权利发生事实存在，所生的效果叫诉讼标的的借款请求权发生，这个效果刚好是想要讨钱的子所希望的，所以结论就是子会主张权利发生事实存在，由子负责举证，所以子要去证明说有交付借款，而不是丑去证明没有收到借款。 这个逻辑就是这样来的，所以最高法院的决议说，针对借款有无交付，应由子负举证责任。原来他的结论就是这样推出来的。好，再请问同学，这个结论的推论过程错在哪里呢？过程没有错。 最大错地方是前提搞错，你一开始本件的诉讼标的就不是借款请求权，是票据请求权，所以你搞成借款请求权，难怪你最后的结论是有子负举证责任。 这就是学者研究告诉你哦，原来他这个结论由指负责举证，错的地方在这边，所以特别强调第一段不要省掉诉讼标的，你只要写错，整个推论都错误。好，问题没有结束，学者的其他论文更往下写，他就告诉你的。 以下要讲的呢，你考卷上都不要写，当做累积你的法学常识。同学取证人听到这边，你黑板上看一下，累积什么常识呢？刚刚我们讲过，法律要件分类说最大的毛病就是。 他之所以成为通说，绝对不是他的理论最完整、最没有瑕疵，错，他的理论瑕疵一堆被家骂到爆。之所以现在还成为通说，是因为它简单。借这个案例，学者就告诉同学说，通说见解最大的毛病在哪里？你借这个案例就很清楚的知道最大毛病何在。这个毛病就是。 明明是同一个事实，来，各位，请问你什么叫同一个事实？明明是同一个有无交付借款的事实。那学者文章当就说，同一组当事人间、子丑间，针对同一个事实，借款有无交付的事实，居然会产生一个吊诡的现象，这个现象叫。 不同的诉讼标的之下，该事实的定性就不一样。该事实定性不同的前提下，举证责任分配就不一样。各位，你对照黑板就知道这句话在讲什么了。同一组当事人子丑针对同一个有无交付借款的事实。 居然会因为你诉讼标的的不同，如果你主张的是白色粉笔的票款请求权，诉讼标的是票据请求权的话，这一个借款的事实就被定性成权利排除事实。那如果你诉讼标的改成借款请求权的话，有无交付借款这个事实，居然就被改成定性成权利发生事实。那是学者讲的。 同一个事实，在不同诉讼标的之下定性分类就不一样，分类不同直接影响到是连举证责任分配不一样。如果你是定性成绿色粉笔的权利发生事实的话，就是由子负责举证；但如果定性成黄色粉笔的权利排除事实的话，反而是由丑负责举证，会形成一个钓鱼的现象，就是。 明明是同一个当事人间同一个事实，居然会因为诉讼标的的不同，影响该事实的定性。那该事实定性不同，又直接影响到举证责任分配的不同。这就是目前是国内学界对通说见解最大批判，会沦为这个呢概念法学里面呢难以解释的不合理现象。 因为真的明明是同一个事实，为什么虚拟抽象的诉讼标的不一样，结果整个举证责任分配就完全不同？那你了解整个理论的背景之后，就不会看不懂说为什么学说会对这个通说的见解有这样的批判。但是老话一句吼，骂归骂，没有改之前游戏规则就是这样。它纵然有这些理论的瑕疵，但是目前还是一个多数的通说见解。 好，我们就借这个案例呢，完整的把这个决议的错误点呢，还有这个通缩的见解呢，再次跟同学呢做一个复习。好，那看完之后，其他这些案例呢，我们时间有限，各位啊，课堂上不可能每一题都跟你解过一遍哦，绝对没有这么多美国时间。那个没有解的，请你回家自己看。我们课堂上只挑一些有代表性的。好，票据法十三条看完之后呢？ 各位，请你往后翻，补充在空白的地方。来，像这个五十五页以下，这个你都自己看。五十五页九二年律师高考的考题，五十六页什么七十二年司法官，五七页八八年正大法言，这一些我们时间有限，原原则都一样，文字的说明，你等一下吃饭休息时间或者回家有空的时候呢，自己完整看过一遍。那。 我们呢再补充一个考题，来你自己呢补充在五十九页下面空白的地方。这个上一版有，这一版呢不小心把它删掉，题目应该不删哦留下来讲解了，所以各位稍微辛苦一点。五十九页呢刚好呢空白地方，你稍微注记一下八十五年司法官跟九十五年高考法制的考题。 发现九十三年高考法制的考题，还有呢八十五年司法官的题目，这个题目呢我们画在黑板上，再次跟你复习一下刚刚所教你的这个抽象的游戏规则。来，这个八十五年司法官九三年高考法制的案例事实呢，很普遍叫信用卡的刷卡纠纷。 题目虽然删掉，但是各位简单的抄一下这个非常简单的案例事实。甲呢是所谓的持卡人。 补充第二个呢，常见的考题形态，这也是呢流行过好一阵子呢，期刊文的考法，民法也考，诉讼法也考，同时变成实体跟程序的考点。各位啊，这个呢，将来在国家考试的二试，这种的题型会越来越普遍，因为二试就是跟你强调。 民法加民诉融合起来成为民事法，就是跟你打高空测验考生的综合分析、实体法跟程序法的能力。那这种搭配的考题，信用卡的增值也算是一个重要的考点，因为信用卡的法律关系同时涉及到民法跟民诉，它是一个标准的期刊论型的考法。八十五年跟九十三年考两次，因为这个在社会上很常见的纠纷。 你一天到晚在报章杂志上看到什么纠纷呢？信用卡盗刷啊，法律关系就长这样。甲是持卡人，乙是发卡银行。那甲的信用卡被人家抢走的被这个第三人给拿去盗刷，盗刷了十万块。那这个题目的事实是呢，甲呢直接在发卡银行约定扣款账户。 在座各位很多，也许你跟甲一样，像我个人也是要样，懒得每一个月去缴钱的话。 你申请信用卡就可以直接呢约定那个转账扣款哦，直接约定在银行的账户做扣款的动作，这样每个月就不用自己拿账单去缴费了。这个很多的懒人呢都是这样做的。那甲也是一样，他在呢以银行就开一个户头，约定说呢，我每个月刷卡的金额你就直接在银行的账户内扣款就好，有这种约定扣款的动作。 好，结果这种约定呢，最要命的就是啊，你的卡最好不要被人家盗刷。像丙呢，盗刷了十万块之后，银行只要一看有这个刷卡消费记录，不管三七二十一，他就推定说是你刷的，所以时间到就直接从你的账户扣款，扣了十万块。后来甲呢就安抚说，哎，你不能扣我的钱，因为我发现我的信用卡遗失了。 根本上个月这十万块是被盗刷的，跟我没有关系，不是我刷的卡，所以我不用负责，因此主张说银行不能扣款。 但各位啊，银行才不管你这么多哦，银行啊管你三七二十一啊，有消费金我就直接先扣款的，所以银行就直接扣了消费者呢在账户里面的十万块存款，所以消费者本案的诉讼打的类型叫确认消费寄托债权存在的诉讼。 同学，为什么是打这个官司呢？因为你是主张你的钱被扣走了，但是银行没有资格扣你这个钱，因为这一笔十万块信用卡不是你消费的，所以你主张说你存在银行那十万块的存款不能扣。那你把钱存在银行，你跟银行之间就是民法在个的消费寄托关系，消费寄托契约。 你把钱寄放寄托在银行，那你主张这十万元的消费寄托债权依旧存在，所以打一个确认十万元消费寄托债权存在之数？好考你在这个圈之数里面，针对信用卡有没有被盗刷，也就是签单上的签名是否真正这件事情呢？应由何人举证？哎，各位啊。 八五年跟九三年的考题内容一样，只是文字的叙述不一样。怎么签单上的签名是否真正？跟信用卡是否遭盗刷？ 这叫换句话说啊，不同的描述方式，但是问你的是同一个争点就是问你有没有被盗刷啊所以到底是银行要证明有被盗刷，还是银行要证明没有被盗刷，还是消费者想要证明有被盗刷那个有无盗刷的事实，何人要负举证证明的责任？那你看所有的文章都告诉你，银行要负举证责任。 你背了老半天，今天就完整带你推一遍。为什么是银行要证明说没有被盗刷，而不是客户要证明有被盗刷？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呢？来，我们就民事诉讼法理论推一遍，分点分项 本件诉讼标的消费寄托债权，第一段花两行写完之后，第二段就写权利发生事实。再次强调，不厌其烦的唠叨一遍，就算题目不是考你，你也空一段写，对你绝对有好处。好处等一下会讲解给你听。你第二段就写，那么本题的权利发生事实，哎，诉讼标的是消费寄托关系，在这个消费寄托关系里面。 权利发生事实构成要件事实，第一个寄托合意，第二个寄托物的交付，它在夹杂民法的考点，民法在各里面消费寄托关系的构成要件事实，要有寄托合意，然后它又是药物契约，要有寄托物交付作为成立生效件，所以这两个事实叫权利发生事实，理论上要由原告甲负举证责任。 为什么呢？口诀复习一遍，主张权利发生事实存在之人负举证责任。假设权利发生事实存在，所生的效果是：假设构成要件事实，权利发生事实存在，所生的效果一定是诉讼标的的法律关系发生了。 消费寄托这债权诉讼标的法律关系发生存在发生存在这个效果对谁有利？当然是对甲有利，所以甲会是主张诉讼标的法律关系权利发生事实存在之人，所以是甲要负举证责任，甲要证明他有把钱存到银行跟银行有寄托合意，这个权利发生事实是由甲负举证责任。 写到这边，可惜题目不是考你这个，所以另行起第三段。第三段文字就是提示情形，题目考你的有无被盗刷的事实。那紧接着考点就是要同学做一个动作，这个动作叫法律的评价。 题目事实，你要把它函设转换成法律的评价，分别转换成民法跟诉讼法评价。有没有盗刷这个事情，在整个信用卡的交易关系里面，民法上的评价就是涉及到银行有没有抵消权形式？哎，为什么扣款？银行扣你账户的钱，本身这个行为，民法的评价就是抵消权嘛？你钱从我这边。 我之所以可以扣，是因为我主张我帮你代垫信用卡的款项，我对你有一个民法五四六条的委任费用的一个必要的求偿权，所以，我呢用这个委任费用帮你代垫信用卡款项这个债权呢，来抵消你存在我银行里面的存款债权、消费寄托的债权，所以，银行扣款的行为呢，在实体法的评价就是抵消权行使。 那这个抵消权行使就涉及到你有没有扣款的抵消权，它有没有抵消权，刚好就是涉及到签单是否真正有没有被盗刷。因为如果没有被盗刷，是甲亲自签发的，银行就有这个扣款的权利、抵消的权利。那如果银这个呢是被盗刷的，不是消费者自己刷的话。 银行就没有付款的责任，就不能够主张能抵消的一个权利。所以呢，实体法评价既然涉及到抵消权的行使的话，那刚好就是题目所问你的签单是否真正影响到银行，到底有没有这一笔抵消的债权存在？好，所以实体法的评价既然是定性成抵消权的话，诉讼法的评价不就是权利消灭事实？ 因为抵消权的行使会让一段本来有效的诉讼标的法律关系事后失效，所以性质是我们四大事实里面的权利消灭事实。既然是权利消灭事实，来回到举证责任的游戏，该事实谁要举证呢？来口诀再带用一遍，主张该事实存在之人负举证责任。 谁会是主张权利消灭事实存在呢？白话文的翻译就是：假设权利消灭事实存在，所生的效果叫诉讼标的的权利消灭。这个效果对谁有利？对主张扣款的银行有利，所以银行会是主张权利消灭事实存在之人，所以由银行负举证责任。因此，所有的其他论文结论都是。 信用卡的纠纷永远是由银行证明说没有被盗刷，签单上的签名是真正的，而不是由持卡人消费者证明说。 有被盗刷，签单是假的，不是由消费者证明，而是由银行证明。整个游戏规则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完整的代理举证责任跑一遍，了解整个问题的运作模式。为什么呢？签单的真正有盗刷，永远都是银行要负举证责任。诉讼法游戏规则就是这样来的。 好，解到这边，问题没有结束。这样写呢，分数一定拿得到，但是不高，因为你漏了一个小增点。什么增点呢？回到第二段。哎，我们一再讲半天，什么叫做题目？你多做几题之后，你会发现，举证责任分配真的是蛮固定的一个公式化的考法。什么样公式化的考法呢？ 它一定会夹杂自认的真点在里面，它那个自认的考点通常是夹杂在权利发生事实。所以再跟同学讲，不要去省那个墨水哦，不要说啊，题目不是考你权利发生，这个倒装明明是考你权利消灭，为什么不能直接跳着写第三段？最好不要，因为你多写第二段绝对有好处。这个好处在哪里呢？ 以这个题目来讲，同学不晓得看出真点没有？这个题目是在考你刚刚我们才学到的二七九条的第二项。 各位点一下就通了。题目是告诉你说，银行主张扣款，啊，银行主张扣款，你都评价银行这个行为叫行使抵消权的。所以被告行使抵消权逻辑的前提就是被告一定承认你有寄钱在我这边，存钱在我这边。所以被告针对。 甲有存钱在银行这个事实，消费寄托的构成要件事实呢，一定是自认的。如果人家没有存钱在这边，那你还有钱可以扣，你主张扣款抵消的前提，必定是你承认。 人家有消费寄托，一笔金钱在这边，必定是消费寄托债权存在为前提，所以抵消权的行使呢，本质上就评价为被告已经针对消费寄托法律关系的权利发生事实做自认。 而且这个自认刚好就是复限制的自认，你是主张一个呢性质不冲突的抵消抗辩，探求你的争议，你的主张是一个跟诉讼标的构成要件事实不相冲突的一个新的原因，是有新的抗辩，你的这个主张学理上称为复限制的自认，还是视为自认发生了自认的一个效果。 这就是为什么告诉你说不要去省那第二段权利发生事实，因为题目看久，你真的会发现千篇一律的考法都是夹杂这样的考点呢，在实例题当中。好，那么以上我们就再次借由这个呢，信用卡的刷卡消费纠纷，再次跟你复习强化一下取证责任分配的一个法则。好，那就带同学看这两个常见的案例事实呢，把这个抽象的理论跟同 同学介绍这边，那最后呢，举证责任分配收尾前，来，同学书本往前翻。 对啊，其他我们这个专题没有讲到的题目，再次提醒你回家有空自己看一遍，强化一下你抽象的法律概念。不讲不是说不重要，是真的我们时间不够，没有办法把这十几个题目一题一题的讲了。所以大部分没有讲案例书上文字解答判例见解的，请你回去自己稍微的翻一下。来，那最后呢，请你往前翻。举证责任分配的理论呢，通说的见解看完之后。 那各位呢，回到一个结论的部分，看一下三十八页。来，三十八页第八个标题，你打个星号，这是一个最后理论收尾的阶段，收什么样的尾巴呢？来一个简单的概念啊，我国现行诉讼法的举证责任，在八十九年新法修正增订了两百七十七条诞书之后，现在学界一致的见解叫。 原则上才法律要件分类，说就是刚刚一头阿骨跟你讲的这一套，这叫原则。但是例外的时候呢，基于公平正义原则，授权给法院弹性调整取证责任，这是采着外国的立法，很好懂啊。 百分之九十五的案件回归刚刚所学的通说的见解、法律要件分类说，但是为了避免法律要件分类说过度僵化的结果，所以呢增设了一个弹性的空间。二七七条但书，如果有显失公平或其他情况的话，授权法院可以弹性调整举证责任。 让法官可以呢，不用受到举证责任分配学说的影响，可以弹性的依照公平正义呢来决定举证责任分配。所以考点来了，考你弹书，来两百七十七条弹书，你看一下。 但法律别有规定，或依情形显失公平者，不在此限。这一边呢，你回到黑板上，这是我们等一下晚上要讲解的一个重点呢。先把前提跟同学说一下，来什么样的一个体系架构呢？我们现在举证责任的分配，你可以简单的用树状图这个结论来看。 原则上就是刚刚所学的法律要件分类说，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类型都是按照学说来处理，而剩下百分之五不到的叫例外。 哎，同学，什么叫例外？就是有些特殊的个案，举证责任的分配不是照刚刚那个学说，而是另有标准。这个不照通说，另有标准的，我们称为例外。那例外呢？我们现在的结论就是，第一个二七七条但书，第二个证据契约。 以精确来讲，例外有三种情形，有下列这三种情形的话，举证责任例外不一通说，而是依别的标准。那这三种情形最常考的是第一种，法律别有规定。九八年司法官才考过，那是我晚上时间才会讲，书上还特别用专题呈现。所谓法律别有规定呢，就是各位呢。 等一下，书上看到的六十四页以下，举证责任转换的一个理论。所以这个晚上再说，我们先把比较简单的这两个类型，很快的带你看。来，三个例外里面呢，先看法律没有讲的，叫证据契约。 证据契约五分钟就搞定了，文字的说明书上也有一个专题，在七十页以下，七十一到七十五页的部分。所以同学看一下第一个例外，七十页到七十五页，什么叫证据契约呢？这个名词有够简单，它的定义就是呢，凡是呢。 哦，才广义说，也就是书上提的邱连功老师的一个广义说的定义，凡是有关证据的事项，当事人缔结的契约都叫证据契约。证据契约的合法性基础就是辩论主义。这个书上也有提到，同学可以注记一下在旁边。为什么允许证据契约呢？ 因为我国是采辩论主义的，哎，请问你什么叫辩论主义啊？事实跟证据的主导者是在当事人身上，事实跟证据由当事人加以主导，这个叫辩论主义。所以学界的见解认为，既然如此的话，当事人主导事实证据嘛，啊，所以呢，某一个证据呢要不要取舍，如何取舍呢？那么跟证据有关的事项。 本来就在当事人自由处分主导的范围之内，既然是在当事人主导的范围之内，当事人基于程序主体的地位，当然可以自由约定一切跟证据有关的事项。 所以，我们证据契约就采邱连功老师的最广义说，在最广义说的前提下，就是一切跟证据有关的事项都准你自由约定。所以，请问同学，什么叫一切跟证据有关的事项？今天我这样考你了当事人能不能针对证据的能力加以约定？ 能不能对证据的价值加以约定，或者能不能针对举证责任的分配加以约定？答案是都可以。什么意思啊？什么对证据能力约定？我们原告、被告，你情我愿，我们两个都讲好了，说违法取得的证据都可以用。哎，然后我们俩都没有意见，都说偷拍、偷录、违法都可以用的。 你们讲好就好，法院不会有别的意见，所以你们证据契约的内容当然可以针对证据能力的有无来约定，甚至你们可以约定，明明某些是合法的证据，但是你们约定不能用，随你们高兴哦。程序主体权的前提下，辩论主义的前提下，既然强调主导者在你们身上的话，那你们当事人当然可以自由透过合意的方式加以约定，同样的。 证据价值也可以约定。什么叫证据价值啊？我们可以约定说，万一证人讲的话跟鉴定报告不符，以证人讲的话为主。 你可以约定人证的价值高于物证鉴定件，随你高兴啊！反正辩论主义你们主导之下，高兴怎么约定？你们是程序的主导者，法院尊重你们，所以理所当然的，你也可以针对举证责任分配。我们讲好我可以约定关于借款由交付的事实由被告举证，或者由原告举证。举证责任分配的事项，当然也在你们可以自由约定的范围内。 所以呢，学界的见解认为，如果当事人兼有证据契约约定的话，当然有可能构成举证责任分配的例外。本来依照通说，肯定要由原告负举证责任的，你们可以透过特约证据契约的方式，约定由被告负举证责任。 你们有这个约定，尊重你程序主体的前提下，约定有效，这就是第一种会造成举证责任分配转换的情形呢，叫做呢证据契约的一个概念。那详细的文字说明，你有兴趣的话，七十页到七十五页，各位自己再简单的看一下。反正现在通说在辩论主义的前提下都是承认的。 好，这是关于证据契约构成举证责任分配可能的第一种例外情形。再来第二种例外，法条二七七条但书提到的。来，百七七条但书呢？你仔细看，二七七的但书细分成两种哦，一种叫法律也有规定。 另外叫一情形显示公平，先来看比较简单的，什么叫一情形显示公平呢？那各位啊，这就是呢刚刚在书本上面要请你看到的立法理由的一个说明，三十八页的立法理由。 抽象归抽象，但是有很简单的标准来辅助。何谓显失公平？来精确来讲，看一下三十九页，三十九页第四行说，为具体事件的适用上呢，有时候严格遵照通说的举证责任分配，难免产生困难。所以最高法院早期在判例中就依照诚信原则，可以呢，弹性的定举证责任分配。 所以答题关键是诚信原则，所谓的显示公平就是违反诚信原则的情形。所以考卷上回答重点是什么叫违反诚信原则哦？来，不要背，你看一下书上举例，例如说呢？ 公害、交通、商品制作人、医疗纠纷等事件，如人严守本条所定原则，难免产生不公平的结果，有违诚信这一原则。所以在原条文下增订但书规定说，依情形显示公平者，不在此限，以兹应允。念完了，为什么叫你不用背？因为把重点注记在书本旁边或小用法旁边啦。哎，请问同学？ 什么叫做譬如公害、交通、商品、制作人责任等等呢？这些事件在学理上就是有两个特色，所以你要背要写的重点是这两个特色。哪两个特色呢？第一个，这类型的诉讼事件通常叫做证据偏在。 第二种情形，这个专有名词你应该已经被倒烂掉了，就是公益色彩。浓厚诉讼法的理论很喜欢抬这一顶大帽子出来。各位什么意思呢？能够用二七七条弹出显示公平的，就是这两种情形，任何一种都可以。第一个叫。 公益色彩浓厚，涉及到不特定多数人权益的，譬如说书本所举的公害商品制作人责任，各位什么公害纠纷、商品制作人责任可以弹性调整举证责任？因为这一类型的事件叫涉及到不特定多数人权益，公害环保呢，你排放的废水跟脏空气污染的是附近方圆十几公里的居民，商品制作人责任。 你做一个有毒的饼干，有毒的食物流到市面吃到的人成千上万，这都影响到不特定多数人。所以这一型诉讼，法官如果认为不公平的话，随时可以弹性调整举证责任。像现在法院的做法是，消防诉讼哦，厂商要去证明说饼干没有问题，厂商要去证明说他所做的饼干符合国家安全卫生的检验标准，没有塑化剂，也没有有毒的物质。 这个是你厂商要举证，不是我的消费者原告，我要去证明说你的饼干有问题。因为依照原本的诉讼法的理论，我告你说呢。 你要停止制作这饼干，我主张说你的饼干有问题，照来讲是我本案诉讼标的，不作为请求权。我本案诉讼是要求你禁止你生产，不作为请求权。那诉讼标的的构成要件事实呢？理论上是我原告消费者要负举证责任，理论上是我要证明你的饼干有问题有毒，所以要求你停止生产。 但为了公平正义、诚信原则起见，法院可以弹性调整举证责任，他可以认为说这个专业能力消费者不具备，所以要厂商提供科学的数字证明说你的饼干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可以弹性的一张二七七代书调整举证责任，把本来是消费者要负举证责任的事实，调整到由被告的这个呢食品公司来负举证责任。 因为这一类型叫公益色彩浓厚，授予法院广泛的裁量权，可以个案调整。在第二种的这个概念你也背过，证据偏在的事件，各位这个名词复习一下，什么叫证据偏在？就是。 负举证责任的一方往往欠缺证明能力，这种情形呢，就是立法理由刚刚你三十八页看到的医疗跟什么呢？交通事故。各位啊，很简单的逻辑，医疗纠纷讲难听点，跟公医一点关系都没有，是你跟医院医生的私人纠纷。 交通事故更是如此，讲来听点，你被车子撞，发生了什么事情哦？这公益色彩一点都不浓厚，单纯的私人纠纷。那既然公益色彩一点都不浓厚，为什么这两个事件立法理由说授权法官弹性调整举证责任？因为这两个类型的事件特色叫证据偏在，也就是。 负举证这一方往往欠缺证明能力。各位啊，教科书上经常举例子，譬如说啊，医疗跟车祸、医疗跟车祸的纠纷事件，当事人所提的民事诉讼，通常都是什么呢？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诉讼。 各位，既然是侵权行为的损害赔偿之诉，请问你啊，如果是医疗纠纷的话，这个呢，病人甲呢要针对医生的故意过失负举证责任，因为你诉讼标的是侵权行为的前提下，故意过失是诉讼标的的构成要件事实、权利发生事实，应该由主张权利发生事实存在的原告甲负举证责任。可是学者说。 当事人病患没有医疗的专业常识，他怎么知道医生开的这个药，他的手术行为跟我身体的病变间有没有因果关系跟故意过失？ 这涉及到专业领域的事项，证据偏在，往往负举证责任的甲欠缺证明能力，所以应该要基于诚信原则，授权给法官弹性调整举证责任。法官呢可以责由乙呢，反而是乙要去对权利发生事实负举证责任，反而是乙要去证明他的医疗行为没有故意过失，没有因果关系。 反而不是由原告讲的要去证明有故意过失、有因果关系，这就是基于证据偏在的特色呢，弹性的授予法院呢举证责任裁量的一个权限。同样的，交通事故也是一样。如果今天甲是交通事故的受害人，那我们之前举例讲过。 交通事故本来呢，你告侵权行为是你要证明说乙的闯红灯肇事可规则构成要件事实才会发生，但是学者说有的时候你欠缺证明能力，为什么呢？我走在路上，人家从背后撞我，我背后没长眼睛，砰一声我就昏迷了，我完全不晓得车祸怎么发生的。而我醒来呢法官居然说。 哎，你要证明对方闯红灯，开什么玩笑哦？我根本没有看到对方怎么来的，我就被撞了。你要我去证明说呢，这个车祸的发生他有故意过失，那除非我背后有长眼睛。所以这种情况下，个案公平正义、诚信原则考量之下，因为确实有证据偏在的现象，所以授予法院裁量权，弹性调整举证责任。 法官可以说，这个交通事故反而是由肇事的司机乙呢，要证明自己没有故意过失，反而把权利发生事实的举证责任，弹性的转换由被告加以举证。这就是呢第二种呢，举证责任会转换的情形。三十八页提到的显失公平，那你把立法理由的重点精神、学理的概念，稍微的注意一下。 好，以上就是两个呢举证责任会发生转换的例外情况，剩下最重要的第三种法律也有规定，就是九八年司法官刚考过的法律上推定的情形，这一套理论呢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休息之后呢，晚上的前半段时间再跟同学做一个介绍。 到一样，晚上休息一个小时，所以晚上只有我们六点半了再开始上课。好，那剩下的部分就等到晚上的时间再做介绍。